但也无法在这活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经过一整夜的仔细研究，各大工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和历次活动一样，玩家方面的榜单是需要靠等级来做个划分。通常情况下都是五级一个档次，在普通区这档区会十分详尽，从离开新手村的二十级开始。 五级一档，直至七十五级。但在神之领域，因为都是满级玩家，通常不需要划分。不过这次正赶上等级上限更新，所以在神之领域这边也有等级划分出了两个榜单，一个是七十级到七十四级这五级的榜单，另一个则是七十五级的榜单。 两个榜单同分个人和团队，团队等级以队内角色的最高等级为准。这种划分也是荣耀的一贯方式，主要就是把七十级和七十五级两个装备档次给划分开。不过放在眼下，却让研究了一夜的各大公会发现了一个问题：七十五级的玩家相对要少很多。 新等级是十二月三日开的，现在不过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过去了二十多天。等级越高，升级所需经验越多，升级也是越慢，这是必然的事。俱乐部工会的核心角色没日没夜以最快的速度狂练，在休赛的十一天就都达到了七十五级。叶修他们没有这么勤奋，不过效率也不算低。 在休赛结束后没几天，也纷纷达到七十五级，开始横扫各大记录榜单。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玩家来说，哪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呢？这些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游戏时间的玩家，现在都还在升级路上挣扎呢。而他们这一群体，绝对是玩家当中的绝大多数。 俱乐部工会收最多的都是战队死粉，这些死粉又大多是玩家中对荣耀最狂热的一批人，自然也是更愿意把时间奉献在游戏上的人。所以各大俱乐部工会在这二十来天里达到七十五级的玩家也是挺不少的。于是，在目前七十五级的玩家群体中，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的成员占了相当的比重。 于是，在任务随机分配的时候，同一工会的队伍或是玩家碰巧分到了一张图的情况时常发生。显然，这分配是真正的随机，并不会对同一工会的成员就进行规避。这样一来，在任务地图中，同一工会的玩家就可以互相帮助，比起其他玩家自然就更具优势。这一潜藏的现象。 经过一晚上的观察和了解，终于被各大工会都掌握了。不过，这个优势自家有，别家也有，既要利用，也要提防。但是，他们有，有的人恐怕就没有。比如说，星星工会。各大工会早在星星那边安有卧底账号，就算了解不到核心情报，扫眼工会成员名单。 看看等级分布，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星星工会目前七十五级的玩家显然不多，处在发展前期的他们收入并不挑剔，所以成员良莠不齐。每天积极上线各种活动的人有，一次下线就数天不见人的潜水党也有。星星工会目前说起来，还在从玩家工会转向职业工会的过渡阶段。 面对星星工会的话，各大工会可就独家享有这种优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次任务图正巧给他们随出来个人多势众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有机会难为一下君莫笑这些大高手了呢？虽知道君莫笑是大神级的厉害，但各大工会也总得想办法去对付。除了人多，他们还能有什么优势？ 难道找人去和大神拼技术吗？而这原本不可能出现人多优势的活动任务，却因为赶上特殊的时刻而促成了这样的场面。俱乐部工会自然就会生出来些想法了。只是再细一推敲，就算自家工会有两队随到了同一图，遇到了君莫笑一队，十人对五人，这个算优势吗？ 想到这一步的会长大人们都特别郁闷的得出了十小于五的结论。星星那帮子高手的实力不是他们人数多个两倍三倍就能收拾下的，还得更多才行。可是再更多的话，恐怕就随机不出来了。这整整一个通宵，三队随到一图的场面也就出现了那么几次罢了。那么，一家不够。 几家来凑嘛？有人情不自禁的就想起来了，于是，在他们这些会长大人群里，渐渐就有人开始冒泡，有一搭没一搭的开始引导话题了。轮回搞得不错啊，这一晚上抢这么多了，哼，你们家也不错啊。喂，一展天下的没进这群吧？他们这次也厉害啊。百花怎么回事啊？好像有点颓废啊。 诸位大佬，你一言我一句，讨论着这一晚的收获，心底里个个都恨不得其他人的成绩都是负数，自家独占鳌头来着。但现在一个个相互之间都是和谐友爱的样子。 <coughs> 那个嘉王朝抢的也很凶啊，有人貌似找到引导话题的突破口了。尽力而为吧。陈业辉也和其他人一样，皮笑肉不笑的搭着腔。 比起你们那个星星可就差远了，工会排在哪儿？找不到的呀。有人开始切入正题。工会他们是没指望了，可是个人和队伍的呢？正题正式被提出了。不想点对策的话，恐怕我们都会输给他们。要不联手限制一下？说这话的会长也没见得有多开心。 说实话，他们这些工会之间并肩作战，比起针锋相对，脑细胞可能还要死的更多一点。